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四十五集。这时候，外界仿佛也被引动什么，一道又一道金色的光柱升起，直入天空，贯穿天地，隐隐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。 魔神惊讶地望着四周，这是什么？洛寒实在忍不住，嫌弃道：“事实证明，人类永远不会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经验，神也一样。上次就是他转移注意力，林青霄发动阵法。第一次念在魔神不知道中计了，情有可原。现在一模一样的套路，魔神居然绊倒第二次，洛寒也很服气。” 林青霄完成了整个阵法的启动，此刻回到阵法中央，不闪不避的举起剑，直指魔神。诸神阵，魔神的感觉并没有出错，从这个名字就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不祥，意图赫然。诸神，魔神冷笑，不自量力，胆大包天。 胆大包天，或许吧。林青霄感受着阵法一层层加强，天地山河的威力不断被引入到阵法中。这个阵法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图谱，因为这是他构思了五百年、精心创造的诸神阵。从五百年前起，他就在为了这一天而准备，如今终于到了。 瘟神看到这边有金光，隐隐散发着一股令他心悸的气息，瘟神觉得心慌，从云端跃下，想飞到魔神这边看情况。西恒看到瘟神的动作，眸光动了动，忽然从后方飞起，在半空中拦住瘟神。瘟神路被堵住，一抬头见是西恒，瘟神挑眉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想好了？” 当真要站到先祖那边？西恒这么多年置身事外，就是因为两不相帮。一旦他露出偏向，那他中立的姿态将再也维持不住。西恒不说是不是，而是吊儿郎当笑着说：“人家私人恩怨各打各的，公平竞争，你去干什么？”公平？哼！ <laughs> 瘟神觉得简直滑稽。他们二对一，还处心积虑设下陷阱。 你竟然好意思说公平，真是笑话！我看你们才是笑话。西恒虽然笑着，眼神中却没有多少温度。你居然好意思说出来？魔神多大？洛寒才多大？林清霄有多大？针对两个年龄连魔神零头都不到的晚辈，现在人家回来报仇，你竟然要舔着脸去帮魔神？你们好意思干，我都不好意思看。 既然活了这么多年，那就拿出些长辈的气度来。他们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，我不插手，你也不要管。文神笑着点头说：“哼，好。”他说完后转身大步往回走，走了两步，他突然回身，对西恒撒出一大团黑雾。西恒抱着胳膊纹丝不动。 他面前竖起一道无形的屏障，将黑雾挡得严严实实。西恒叹息：“真是麻烦，好多年没动手了，不想和你这种无赖打。”西恒话音未落，他和瘟神同时从原地消失，眨眼间，两人就在空中连过了十来招。四位神相继下场，下面苏宗室看到时机已到，拔剑，如一道电光般冲到对面魔族阵营中。 一挥剑砍倒一大批人，下面的士兵也嘶吼着和魔族士兵厮杀到一起。战场中喊杀声四起，法术武器到处乱飞，简直像是炼狱。战场的另一边，虽然厮杀不如前线惨烈，可是凶险程度丝毫不差。诸神阵已经全部激活，洛寒站在阵外，九颗虚空珠配合着阵法，不断发出阴阳五行或者雷电。 它共有九颗珠子，除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基础灵力，还能容纳冰雷风三种变异灵气。五行相生相克，往来不断循环，杀伤力也如累积般越来越大。魔神内有阵法压制，外有洛寒暗算，打得可谓非常难受。不是输赢的问题，就是难受。 洛寒这种不正面应战，非要憋着劲儿下黑手的偏好，真的是很讨人厌。然而魔神每次想要回头清算洛寒，林青霄的剑光就准时而至。等魔神打算发狠先解决掉林青霄的时候，洛寒的偷袭就来了。他们两人一前一后，一明一暗，魔神被极大牵制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竟然疲于奔命，无力反击。魔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 他身上被压制的感觉越来越重。先不管“诸神阵”这个名字是不是放大化但是他能限制魔神的力量却是真的。魔神意识到他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他必须速战速决。魔神停在原地，不再躲避林清霄的剑光和洛寒的偷袭，而是闭上眼睛，平摊着双手召唤魔力。洛寒见状，手腕一转，九颗虚空珠如乖巧的宠物般。 回到洛寒身边，他也沉下心，凝神召唤神力。天上乌云剧烈涌动，越来越多的云层被吸引到上空，以至于乌云倒灌，如龙卷风般倒击下来，和地面相连。奇异的天象引发许多人注意。正在路上赶牛的老者停下脚步，攀在崖壁上采药的首领惊讶回头，连在田里耕地的人也纷纷扔下锄头。 聚在一起，惊恐地问：“看那边，是龙卷风吗？”德高望重的老者眯着眼睛望了好一会儿，缓慢摇头：“不是，那是云，不可能吧？这云怎么会堆到地面上啊？”“村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”“我没有看错。”村长重重敲了下拐杖，近乎虔诚地望着天边奇异的景象。 神迹！老朽有生之年，竟然能亲眼看到神迹！看，天雷！乌云黑得让人害怕，沉甸甸的黑中，一条紫色雷电如灵蛇般划过，随即越来越多的闪电在云层中闪现，紫色的电光将黑云照得时明时暗，一种令人恐惧的窒息感扑面而来。 忽的，天边传来闷雷声，一道粗壮的雷电撕裂乌云劈下，几乎是立刻，轰隆隆的声音响彻天地。乌云倒垂，电闪雷鸣，天地笼罩在一股可怕的威压中。村长颤巍巍地跪下，祈求说：“上天保佑，佑我子孙平安长大，佑我仙界再无战乱。” 越来越多的人跪下祈愿，首领也从石壁上跳下来，默默垂头祈祷。神明因信仰而强大。乌云之下，洛寒不知为何感受到一股力量从四周飘来，渐渐凝聚在他的身上。天上的雷电因此变得更加粗壮。洛寒看向林清霄林清霄对他微不可见的点头。洛寒心里有数，忽的召唤天雷落下。 正正披上魔神，魔神此时也蓄力完毕，抬手一掌迎上天雷，两股强大的力量撞在一起，发出剧烈的撞击声，战场上的人耳朵都出现了短暂失聪。就是现在，林青晓立刻变阵，洛寒也倏地收回手，开始酝酿时空术。魔神正在抵御天雷，这道天雷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很多。 要不是从前交过手，魔神简直不敢相信前后两道天雷竟然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仅仅五百年，他进步的速度简直令人害怕。天雷的攻击力虽然强大，可是缺点也很明显，那就是时间短。魔神撑过天雷最强的那一波，正要蓄力反击，忽然感觉到身上被什么东西束缚住。魔神惊讶。 随后，他身上的时间仿佛飞快消失。魔神很快又反应过来，忍不住仰天大笑：“荒唐！时间过去，本座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强大。你竟然用时空来对付本座，真是蠢得可笑！你莫非觉得本尊和那些凡人一样，时间流逝，本尊就会衰落消亡吗？” 云层上方，西恒和瘟神正在交手，他们俩都不是长于战斗的神，法则也各有各的长处，打起来根本分不出高下。二人焦灼中，感受到不远处一道天雷在酝酿，随后他们听到魔神猖狂的笑声：“这个小丫头竟然让魔神身上的时间加速流逝，这个小丫头怕不是得了失心疯了？神的寿命无边无际。” 无论流逝多久都不会到达终点，反而还会让魔神直接获得未来的力量。这个丫头到底是想害魔神，还是想帮魔神呢？唯有西恒明显的怔了一下。不对，神的未来，他是时间之神，任何时间的波动都会为他带来过去或者未来的消息。洛寒前段时间那样努力的练习时空术。 林清霄和洛寒不约而同选择让魔神身上的时间流逝，一切都指向一个结果：神没有未来。时间的流逝很快到达洛寒的极限，可是洛寒知道这还不够，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临界点。而魔神感受到身上源源不断增强的力量，根本没有反抗，他倒要看看这两个小东西到底要做什么。 魔神本来不慌不忙，可是慢慢的，他脸上的神情不再游刃有余，看起来似乎还非常震惊。洛寒知道，从强转弱的那个临界点到了，但是洛寒此刻的法力也基本到达极限。魔神意识到不妙，立刻攻击洛寒，想要阻止他继续转换时空。他的法术飞行到一半被阵法挡住。林清霄拔剑，正式开始攻击。 魔神转弱的那个时间点已经来临，他就是钝刀子磨，今日也必须耗死他。林青霄可以接受魔神攻击他，技不如人，他愿赌服输。但是洛寒不行，整整五百年，洛寒终于重新回到他身边，他不允许任何人有夺走他的可能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